第七十三集，放在桌边的手机发出短促的震动音，油虫拿过来看一眼，垂头在手机上打字，似是在给别人回复信息。林和熙坐在桌子上，等待他回信息的间隙里，目光触及被他搭在椅背上的干发毛巾，也伸手去摸油虫的发尾，指尖上登时传来轻微的湿润触感。 油虫的头发也被水打湿了一点。林和熙伸长手臂越过他肩顶，捞过那条毛巾替他擦发尾，按下消息发送键。油虫将手机放回原位，再抬起头来时，林和熙线条漂亮的侧脸与下巴霎时映入眼帘。油虫心中微动，指尖按住他的下巴，从他手里取出毛巾，动作极为随意地丢在桌面上，然后将他的脸掰了过来。 两人目光轻轻撞上，林和熙很快反应过来，意识到他想要做什么，主动朝他的嘴唇上吻了过去。尤虫下巴稍抬，掌心按上他的后脖梗，回吻他，鼻尖萦绕同款的沐浴露淡香，搅得两人皆有些心神不定。尤虫叼住他的嘴唇轻吮，舌尖舔过他的牙齿，游刃有余般挤入他的口腔内。 紧紧缠住林和熙柔软的舌头，林和熙终于支撑不住，从书桌上滑了下来，身体被油虫的腿接住。油虫双手下移，将人拖回自己的大腿上坐好。林和熙低着头，眼眸轻闭，发出轻微而密集的喘气声。油虫不再步步紧逼，给他留出喘息的时间，裹住他的嘴唇吸咬的同时，按在他脖颈后的手。 捏住他的脖颈肉，力道不轻不重的揉捏起来。林和熙闭着眼睛，专注的回应，双手犹如无处安放般，从油虫的肩头滑落，隔着衣服按在他的胸膛前。被他按在掌心下的心脏急促的跳动起来。油虫扶在他腰上的手沿着他的腰线下移，林和熙抵在油虫胸膛前的双手缓缓下滑。 指腹摸到油虫腰上的皮带，他指尖微弯，轻而易举的将皮带勾了出来。林和熙的手已经握住油虫皮带的搭扣，下一秒，有重重的敲门声响起。两人陡然睁开眼睛，眼神清明，脸色却不怎么好看。油虫系好皮带，起身去开门，周轩倚在门边。 指尖勾着钥匙把玩，笑得不怀好意。没打扰你们的好事吧？人是自己叫回来的，尤崇只能沉着脸给他让路，什么都没说。周轩往宿舍里走，看见林和熙穿戴整齐坐在尤崇的书桌前玩手机，又满脸戏谑的回头：“还是说，你们已经完事儿了？”尤崇轻嗤一声。 我有那么快？你快不快这种事可不能问我啊！周轩唯恐天下不乱，应该问你老婆才对呀。尤崇瞥他一眼，冷冷开口道：“你把我和林和气的事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我还没来找你算账。”周轩道：“我又不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尤崇皱起眉来，饶是他自己也有些想不通：“谁是第一个？” 周轩故意卖关子，你很快就知道了。他转身拉开自己的衣柜，看清柜中空荡荡的景象时，陡然想起来，备用的打底衫上个月被自己穿走以后，一直没有再带过来。他偏头看向尤虫道：“哎，借件衣服给我穿。”尤虫露出好整以暇的神色来：“把衣服借给其他男人这种事，我可不敢随便做决定。” 要先问问我老婆才行。被他的话噎了噎，周轩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来。虽然明白对方这样说是在对他那些话的还击，但是他仍是没有料到，从前笔直如杆的发小，如今竟然能够弯得这样彻底。尤虫这句话带给他的冲击力，丝毫不亚于当初在杨卷的手机里看到尤虫和林和蝎坐在海边接吻的照片。 周轩不情不愿地看向置身事外的林和熙，开口催促道：“你倒说句话呀！”还惦记他突然敲门的事，林和熙朝他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来。周轩面部表情微微放松，等着看他点头。林和熙却飞快收起笑容来，冷淡地吐出两个字：“不借。”周轩气得直咬牙，然后打电话找赵杜借了衣服。 对方去洗澡后，尤虫与林和熙的关注重心再度回到周轩口中的第一个人上。照理来说，学校里与尤虫走的最近的人也只有周轩。原本以为是周轩自己看出来的，不料对方也是被别人告知的。中午不是要和你室友吃饭吗？林和熙口吻随意，既然他说很快就能知道，那第一个发现的人。 多半就是赵度或者杨卷。杨卷性格比较单纯耿直，两人想也不想就直接将他排除在外，转而把推测结果锁定在赵度身上。周轩洗完澡出来，差不多也就到了中午的饭点，他们打电话把待在图书馆的两人叫出来，一起去本部食堂的三楼吃小炒。自打在食堂门外见到换过衣服的尤崇和林和希起， 杨卷的眼神就变得有些躲闪，耳根更是隐隐有发红的趋势。等到五人在三楼坐下点菜，林和熙问其他人吃不吃辣子鸡时，杨卷当即就欲言又止的抬起头来，注意到对方的眼神，林和熙托腮望向他：“你不吃辣？”赵度插嘴：“别看杨卷这个样子，他很能吃辣的。” 视线流连在他脸上，林和熙略显意外的扬眉道：“他还真看不出来。”被他盯得脸色发红，杨卷低了低头，有些不自在的道：“我能吃辣。”林和熙问的随意：“那这里谁不能吃辣？”其他人都没有接话，杨卷小声道：“你。”周轩摆出一副看好戏的模样来。 林和熙面露古怪。我，杨卷先是看了一眼油虫，然后又看向林和熙，最后犹犹豫豫的提醒：“你最近还是少吃点辣比较好。”林和熙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油虫身上的衣服，再看回自己的衣服，随即唇角轻抽，明白过来对方话里的意思。 杨卷这是以为自己和油虫在寝室里太过激烈，才刻意洗了澡换了衣服。不知情的人不是杨卷，竟然是赵度没有多想，杨卷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也没有解释自己和油虫换衣服的原因。他在桌下轻轻撞了撞油虫的膝盖，懒洋洋地抬起眸来，示意对方可以开口提了。没有做任何铺垫，油虫直接问赵度 上次说要请你吃饭的事，还记得吗？赵杜愣了一秒，露出恍然的神情来。记得，不过我一直没想明白。他仍是有点糊涂。你为什么突然说要请我吃饭？啊？尤崇道，我和林和熙在一起了。赵杜了然的点点头。哦，你和林和熙在一起。一秒之后，他露出震惊的神色。 <gasps> 你和林和熙一起了？ 是是是，我想的那个在一起吗？尤虫道：“就是你想的那样。”赵都好半天没能缓过来，下意识的去看周轩和杨卷，却见那两人神色平静，没有露出半分惊讶的模样。赵都问：“你，你们都知道了？”眼里有些微怜悯浮现。周轩答：“知道了。”赵度久久的语塞。 等待上菜的时间里，杨卷从书包里翻出试卷，找尤虫探讨真题。两人说到一半，尤虫突然问他：“周六你们去图书馆吗？”杨卷想了想，确定那天没什么事后，点点头说：“去。”尤虫道：“早上去的时候帮我占两个座位。”杨卷应了下来。林和熙在旁边听得奇怪，想要问尤虫。 又见那两人重新回到试卷的话题上，也就没有再去开口打扰。